一九四一年的七月十七号，德军进攻开始了。这个老伊凡和老汉斯围绕着斯摩棱斯克北部的争夺战正式打响。一阵疾风暴雨般的火力准备之后，德军在冲锋舟和潜水坦克的支援下强渡第面伯河。这个时候，德军的兵力啊得到了很大的增强。除了咱们前面说的先头部队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之外，另外第十七、第十八两个整编的装甲师。 也在两天之内迅速抵达，这可是武装到这个牙齿的配置，对河对岸十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是志在必得。但是呢，这个他们稍后啊就会知道啊，有点太乐观了。苏军的指挥官卢金中将心里非常清楚，对付登陆战重中之重就是一定要阻止敌人建立起滩头堡，因为一旦德军有了立足点。 我这儿都是步兵，坦克毛都没有。人家两个整编装甲师直接平推碾压我呀，跟玩儿似的。索性是吧？这个前面咱们说啊，这个幺二九师不是刘邓大军啊，带来了两个齐装满员、弹药充足的榴弹炮团啊。这下呢发了威了啊！咱们都知道，这个坦克最坚硬的部位啊是它的正面装甲。 其他部位啊，尤其是坦克的顶盖，防御能力几乎为零啊。而榴弹炮是曲线射击，是吧？它不像加农炮是打平射的啊，直接就醍醐灌顶了。你再牛逼的坦克也抓瞎啊。所以，同样的这个道理啊，为什么飞机反坦克效果特别好的原因就在这儿啊？尤其你像你，比如德国的这个。 呃，斯图卡俯冲轰炸机是吧？包括苏联的伊尔二攻击机是吧？火箭弹配合着二十毫米机关炮，一阵突突就能把一排坦克打瘫痪，都不是问题，效率高极了啊！因此呢，仅仅到了这个十八号晚些时分啊，德军打头阵的第十八装甲师就光荣的降级为第十八装甲连。 一天下来，由开战之前的二百一十四辆坦克打的呀，连零头都没剩下，只剩下十二辆了啊，没法打了，再打就打绝户了。啊接着呢，德军就换上了第十七装甲师啊，接着来啊，德国人也够轴的啊，太韧了，换地儿不拉屎，接着来啊。结果呢，仅仅打了两天，师长冯伟博少将壮烈殉国啊。 据说这个两军进行了激烈的巷战，惨烈程度不亚于之后的斯大林格勒。在如此力量悬殊的艰难作战中，苏军没有后退一步。在卢金中将的指挥下，守城的苏军第幺二九师成功抵御住了德军第一波急如闪电的攻击，使北部斯摩林斯克成为德军的炼狱。打成这么个德行了，剩下的第二十九摩步师一看。 还打啥呀？是吧？前面那俩装甲师都躺在地上倒气儿呢，是吧？自己就别不揣冒昧了啊！赶紧给古德里安发电报啊，说头十七、十八装甲师都让人家打成高位截瘫了，那我现在去呢也是送死，是吧？你看，等咱援军到来之前，是吧？要不先瞧瞧，是吧？古德里安这个时候是既生气又无奈，因为他心知肚明眼前的窘境。 确确实实是他快速突进，甚至冒进造成的，而且他手头也没有多余的兵力去增援攻城部队。按常理说，德军最擅长的就是迂回包抄，此时如果让大部队从防线外绕到守城苏军背后，就算是库图佐夫转世啊，也没咒念了。但是古德将没这么做啊，他任性的绕过了斯摩林斯克。 带着他最精锐的第十和第三装甲师急速东进。多说一句，这个时候的第三装甲师师长就是二战后期赫赫有名的希特勒救火队员莫德尔元帅。当时他还只是个中将。古老大像个头狼一样，带着这波狼群向东突进了大概有七十公里，占领了一个叫叶利尼亚的小城市啊。 这就形成了后来著名的叶利尼亚突出部。古德里安这一步棋啊，历来都是褒贬不一。从战略上说，这意味着又一个类似比亚威斯托克突出部包围圈的形成。更重要的是，一个前出莫斯科的攻击前站已经初步建立。都说这个古德里安是个象棋大师啊，真是毫不过分。总是能够先一步出招，是早三步规划啊。 在这个比亚威斯托克突出部的时候，他想着明斯克；明斯克战役的时候，他又想着斯摩林斯克。现在斯摩林斯克尚未攻克，他的视线又转到莫斯科那旮沓去了。但是呢。 有道是甘蔗没有两头甜，贪多必然嚼不烂啊！心急吃不了热豆包，是吧？古大将的突击集群纵横几百公里，但是看着他手下的兵力，也真的是无奈。古德里安装甲集群下辖五个装甲师、一个骑兵师、两个机械化步兵师，还有一个大德意志步兵团。讽刺的是呢，那个骑兵师在南边冲过界限，跟苏联西南方面军交上火了啊！这。 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卖不出腿来啊！更主要的是，现在小一半的兵力又被死死的钉在了斯摩棱斯克，既得兼顾新占领的叶利尼亚，又得跟即将到达斯摩棱斯克的霍特集群汇合啊！这种滋味啊，空有一身抱负，奈何是无米下锅啊！建议这个古德安下辈子投胎，是吧？ 去美国吧，那你看人家巴顿，人家那战术能力跟古德里安比差的不是一个重量级啊，人家就是纯往前突。但是人家土豪啊，那人家鹰将玩得起啊，是吧？这个霍特这个时候眼瞅要到达斯莫林斯克北郊了，使劲儿给古德里安打电话。那这次他们聊的内容可真没当初在明斯克城下的时候那么悠哉悠哉了。霍特说，是吧，老古啊？ 是吧？你怎么跑那么老远啊？你甩克鲁格也就罢了，你怎么把我也甩了？那咱俩相濡以沫这么久了，这是不是有点不地道啊？古德里安也没啥好说的，不像跟克鲁格似的，俩人这个冤家见了面恨不得互相咬啊！说我这不就是想快点到莫斯科吗？原以为斯摩林斯克是唾手可得，谁知道来了一个啊，新来那个姓卢子的变态毛子啊！我以为他都是像巴甫洛夫还有铁木辛哥那种怂货呢啊，没想到他来这么一玩意儿。 是吧？这可倒好，怎么冲都冲不过去，是吧？我这俩装甲师眼瞅要团灭了，这个确实是说的实话，没辙。古德里安在战前就大声呼喊，多建立摩托化步兵师，以弥补车轮子跟十一路的差距。你不能谁都跟讹的似的啊，装风火轮是吧？哪儿拖都闹海，你不能这样是吧？但是呢，以德国的这个国力，就算车造的出来。 石油资源匮乏，也喂不起这些铁疙瘩。据说，光为南线的克莱斯特装甲骑群提供保障的卡车就将近四万辆啊！枪炮一响，是黄金万两。没钱没资源，别打仗。而且你打的是苏联啊，这就是小国的悲哀。现在看来，虽说德军对苏军形成了包围之势。 但是口袋远远没有扎好，甚至还有破洞。如果趁着这个时候，以如今镇守的斯摩林斯克为鱼饵，吸引德军主力围攻，然后苏军在外围围点打援，那么这股德军先头部队啊还真不一定会占着便宜。但是，伟大的业余军事爱好者斯大林大元帅啊，以及英勇无畏但是缺点脑细胞铁木辛哥铁大帅。 做了一个非常的加引号的英明的决定，命令卢金组织部队向河对岸的德军坚决反击啊，寸土不能丢失。卢金接到这个命令，一下就从椅子上仰过去了，是吧？这这啊，这咋不换个好椅子？是吧？估计估计是打仗打的太辛苦了啊！战地指挥部没啥像样的家具，是吧？说铁木心哥这老贼秃，我上辈子是不是欠你的呀？你他妈不朽了，还把我往死里坑！ 是吧？上次就把我部队都给坑没了啊！而且我还不知道啊！这次你还让我带着他们去送死去？你姥姥的，是吧？如今断然拒绝了这种近亲结婚智商水平的命令啊！真的，这是佩服如今的胆识啊！是吧？如今拍着桌子大骂铁木星哥军前抗命。 而且这个面对斯大林这样心理扭曲的小胡子恶魔，那你几个脑袋够崩的？但是没办法，眼下朝廷正值用人之际，你杀也得打完了再说。更何况如今现在名声在外，那是苏军建立信心的信号。这样的人必须得多加褒奖，才能鼓舞军心。斯大林还没有蠢到给自己拆台的程度啊，虽说之前肃反的时候干过，咋办呢？ 恩威并用吧，斯大林先让铁木辛歌唱白脸儿啊，给卢金发电报，指责你卢金把第聂伯河大桥炸掉的责任啊，这是我们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工程，你不加请示，说炸就炸，眼里有没有上级是吧？你有没有领导是吧？你是不是忘记中央是吧？卢金看了，差点没想拎着酒瓶去敲他脑袋是吧？你这多他妈缺心眼子！呀！不炸，斯摩林斯克早成德军指挥部了。那摊上这样的傻缺上司啊，真没辙。然后呢？ 斯大林假惺惺的拿出了慈父一般的关怀。小卢是个好同志，作战勇敢，战功卓著啊！理解上级用心，尽快执行命令。如果仗打赢了啊，一定给咱们部队最高奖赏，集体 N 等功、克里姆林宫、特殊津贴、别墅、金票子、卢布、沃特嘎啊！俄罗斯大妞，这都大大的有，是吧？ 这怎么听都不像是斯大林发来的督战信啊，更像希特勒发来的策反信。但是人家卢金百战名将啊，行得正站得直，早已置生死于度外，这点小恩小惠算什么？根本不理这茬直接回电。无论是处分还是奖励，都省省吧。然并卵，赶紧给我补充兵员弹药，其他扯淡。别说在这个苏联，世界各国这样给上级回电也很罕见。 啊！但是危急关头没辙了，是吧？斯大林无奈，听您的，你是爷，行了吧，是吧？于是铁木辛哥从前线又派了三个师，火速增援斯摩棱斯克。但从战局上看，就算如今坚守的再好，整个战场形势已经很不乐观。截止到七月二十号，双方战线形态表明，苏军已经基本上丧失了主动权，德军完全控制了斯摩棱斯克南城。 并且呢，在这一地区，对苏联红军第十六、第十九、第二十集团军形成了半包围之势。据德方估计，大概有十到十五个师，那同大量掉队的这个苏联红军士兵被困在斯莫林斯克这个口袋里。就算咱前面说这个袋子并不严实，但是随着后续步兵跟上来，套牢苏军是早晚的事儿。 对于苏联西方面军统帅铁木辛哥元帅而言，在经历了几次失败之后，斯大林对这个忠心耿耿的老部下也真的是有点失望啊！我这么看好你，信任你，把我全部家当都给你，你给我打成这个怂样是吧？你对得起我的深情厚谊吗？这几年我天天请你吃二锅头，你嚼了我多少花生豆、美国大腰果是吧？加上在这场战役当中是吧，这个。 铁大帅还把斯大林的长子雅科夫·朱加什维利给弄丢了。后来雅科夫被德国人俘虏，并作为这个德军对苏联舆论宣传的重要筹码，甚至号称雅科夫是主动投降，并且愿意跟德军合作的啊。其实说白了啊，斯大林跟这个大儿子没什么感情啊，更宠爱二老婆生的小儿子瓦西里啊。雅科夫出生那年呢，他妈就病死了啊。老爹斯大林呢一直在外边闹革命。 所以呢，他一直在老家被亲戚养大，十四岁才回到这个父亲身边生活。那那时候甚至连句俄语都不会说，啊，只会讲格鲁吉亚语。因此呢，父子俩关系肯定也不会好。但是再不好，毕竟这不是别人，不是老王的，啊他不是老王的是吧？哪怕。 你死了也好啊！你现在被俘了啊！你这不玷污我的光辉形象吗？是吧？雅科夫是红军上尉，而且这个斯大林相信了德国人的宣传，认定雅科夫是个叛徒啊！你这家伙无父无君呢，是吧？所以把满腔的愤恨发泄到儿子家人身上啊！雅科夫的妻子被关入了集中营啊！这人性真是已经。 无法用语言形容了，是吧？你哪怕把妻子、把把儿媳妇收了的，你得给他关集中营里去，你想是吧？所以，那既然这个战局不利，啊，铁大帅就想着再表现一下，啊，或者也可能想再现一下，啊，更多的是想再现一下，是吧？趁着德军先头部队孤军深入，啊，这机会是千载难逢啊，不抓住是天理不容啊，啊，所以铁大帅计划首先布置庞大的机械化军，在外围减除德军装甲部队。 然后跟斯摩林斯克城内的卢金部队里应外合，这样就能够重新赢得战场主动权，把战线恢复到六月底的状态。这个计划理论上是没啥问题的。先拿谁开刀呢？啊，这当然得要拿这个古德里安这个老流氓了。啊，估计这个时候，这个这个古德里安在铁大帅心里的这个感觉啊，肯定比铁帅青春期情窦初开。 追求自己心爱的小女生的那种冲动都要强烈啊！无论是吃饭、睡觉、上厕所，都在想着她啊，食不知味，夜不能寐啊。于是七月二十三号，苏军准备反击啊，铁大帅再次集结了庞大的兵力，首先调集了重新整编之后的第十三集团军和第二十一集团军，斯大林也决定。 帮这位爱将再赌一次啊！爱就爱到底吧！啊，这次连棺材本都拿出来了啊！这个划拨了计划本来用来防守莫斯科的二十个师，配合行动，组成了五个战术集群啊！这招估计也是跟这个德国人学的啊！先说明啊，这不是账面上编制的啊！如今这样的倒霉蛋不是总有的，苏军的每个作战单位都配齐了人员。 装备、补给，就算是单独的步兵师，都配给了一个独立坦克营支援作战，炮兵就更不用说了啊！战争之神拥有无限开火权啊！更厉害的是，每个突击机群都会享受一个整编轰炸机师一对一超级 VIP 贴心服务。 怎么着啊？这次是很难用语言形容了啊！毛熊一次又一次让我们见识到自己丰厚的家底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就跟沈万三那聚宝盆似的，就这么牛，就这么拽啊！德国鬼子是吧？你不嫌累是吧？你使劲儿我呀！牛逼，你来呀！啊，真心的呀！ 德国人要是有苏联这国力呀，一年就能到堪察加了，啊，当然希特勒也不想打到那儿。希特勒认为乌拉尔山以东是废土，没用啊，去去那儿也没用。勘察家的活物除了熊就是三文鱼啊，野外生存。 挺合适，那还能弄条弄个海龙的帽子，胡素的大衣，也就能干点这个啊。希特勒还比较环保，啊吧？希特勒都吃素，应该也不戴海龙帽子、胡素大衣。所以德国人苦逼哈哈的掰着手指头算啊，自己的这个兵力储备、物资消耗，是吧？原来东欧那些个小国、西欧那些小国，闪电战一下就闪穿了。卢森堡多可爱啊，是吧？我们一宣战他就投降，这多可爱，是吧？你这可倒好，这苏联。 是吧？进了一个月了，这地儿还叫苏联是吧？再走俩月还叫苏联是吧？这世界上怎么有这么邪恶的国家？苏军呢？开战之后啊，也确确实实跟德国人学了点东西。你说他完全记吃不记打啊？哪里跌倒了就在哪里再次跌倒，其实也不完全对啊。人家也有爬起来的时候，爬起来才能再次跌倒嘛，是吧？这次这个苏联人也是采用前行攻势，目标是叶尼尼亚突出部四个突击集群的苏军。 分成了两波，像两把流星锤，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狠狠的向叶利尼亚突出部就砸了过去。反观德军，不得不说古大将这次情报工作真心没做好，或者说呢，他压根就不相信苏军能够反攻。情报官几天之前就发现大批苏军在东方集结，古大帅竟然认为是苏军要撤退。我靠，是 <laughs> 吧？之前都铁秃头让我菜成那德行了。 没想到这老家伙还能恬不知耻的向我进攻，这这这咋又弄来了这么多兵力啊是吧？他我不不不可想象，都歼灭了，是吧？这账面上都有啊，连军旗都缴获了。更奇葩的是，老古也不知道是这个哪根筋啊，这个没答对啊。估计呢，他想学学霍特老爹啊，体恤体恤下属，把最精锐的第三、第四装甲师调到后方休整去了，是吧？ 到现在，方圆五十公里的叶利尼亚突出部要防守啊，这几十万苏军呢齐装满员，杀气腾腾的反攻。德军的兵力只有可怜的两个装甲师和一个步兵团。这个时候，对于铁木星哥乃至对于苏联来讲， 这就是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穆罕默德、佛祖释迦牟尼、太上老君、加师婆、马恩列一块显灵，是吧？估计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能以如此之多的兵力打如此少的兵力，而且是在敌人犯错的情况下去击败德军，尤其面对的是古德里安。 这个令苏联高层忌惮已久的头号大恐怖分子斯大林，恨不得做梦磨牙都是都在想着他啊，上厕所放屁都想着古德里安，恨不得崩死他。接下来看咱们光闪闪的铁木心哥铁大帅，在光环再次加深之后，势必把握住这个万年难遇的机会，咸鱼翻身。铁大帅心想：姓古的，你也有今天。 咱走着瞧。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